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二乐大声的嚷嚷了起来：“啊，这不公平！我弟弟叫来了二哥。” 你弟弟叫来了大哥，这不公平。你要是有胆量，让我弟弟去把他大哥叫来。你敢不敢和我大哥较量较量啊？那小孩的大哥挥挥手，哼，天下没有我不敢的事儿。去把你们的大哥叫来吧。哼，我把你们的大哥还有你，你都做别了。二乐和三乐。 就去把一乐叫了来。一乐来了，还没有走近，他就知道那个人比他高了有半个脑袋。一乐就对二乐和三乐说：“哎，让我先去撒一泡尿。”说着，一乐拐进了一条巷子。一乐撒完尿出来的时候，两只手背在身后，手上拿着一块三角的石头。 他低着头走到那个人的面前，听到那个人说：“啊，这就是你们的大哥啊！”头都不敢抬起来。伊乐抬起头来看准了那个人脑袋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举起石头使劲就砸在了那个人的头上。那个人哇的叫了一声，伊乐又连着在他头上砸了三下，把那个人砸倒在地上。 鲜血是流了一地，一乐看他不会爬起来了，才扔掉石头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对吓呆了的二乐和三乐招招手说：“回家了。”街坊邻居们就说了：“方铁匠的儿子被私长许三观的儿子砸破脑袋喽，听说呀是用铁榔头砸的。” 脑壳上砸出了好几道裂缝呢，那孩子的脑壳啊，就跟没拿住掉到地上的西瓜一样，到处都裂开了。哎，听说呀，是用菜刀砍的，菜刀砍进去有一两寸深呐，都看得见里面白花花的脑浆子了。 医院里的护士说：“那脑浆啊，就像煮熟了的豆腐，还呼呼的往外冒着热气儿呢。”哎，陈医生啊，在方姐家儿子的脑壳上，我缝了几十针呢。那么硬的脑壳，能用针缝吗？不知道是怎么缝的呀？哎，是用钢针缝的，那钢针又这么粗啊？嗯。 那比那鞋底用的针还要粗上几倍呀！哎，那就是这么粗的钢针也扎不进去呀。听说钢针呐是用小榔头敲进去的。哎，先得把头发拔干净了。 <laughs> 怎么叫拔干净啊？是剃干净，又不是地上的草。 这脑壳本来就裂开了，使劲一拔，会把脑壳一块一块拔掉的。嘿嘿，这呀叫背皮。动手术以前要把周围的毛刮干净。我呀，去年割阑尾前就把毛刮干净了。许三观回家对许一兰说：“哎，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”众人。 还在说，这方铁匠的儿子被陈医生救过来了。陈医生啊，在手术室里站了有十多个小时啊。方铁匠的儿子头上缠满了纱布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、一个鼻尖和大半个嘴巴呀。哎呀，方铁匠的儿子从手术室里出来后，在病房里不声不响是躺了二十多个小时啊。 昨天早晨总算是把眼睛睁开了。哎，方铁匠的儿子能喝一点粥汤了，粥汤喝进去就吐了出来，还有粪便呢。哎呦，方铁匠的儿子嘴里都吐出粪便来了。许三观又对许一兰说：“哎嘿，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” 这街上的人是还在说：“这方铁匠的儿子住在医院里，又是吃药又是打针，还天天挂个吊瓶每天都要花不少钱呐。哎呀，这钱谁来出啊？是许三观出啊，还是何小勇出啊？哈哈，反正许玉兰是怎么都跑不掉了。不管爹是谁呀，这妈总还是许玉兰呢。哎，这钱。” 许三观肯出吗？许三观走来走去的，到处说要何小勇把一乐领回去呢。这钱应该何小勇出啊！哎呀，许三观把他的儿子是白白的养了九年呐！啊，许三观也把一乐的妈是白白睡了九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！啊！ 要是有个女人白白陪我睡上九年，啊，他的儿子有难了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哼哼，说的也对呀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啊，有女人跟你白睡了九年，啊，长得又像许玉兰那么俏，这当然好啊。他儿子出了事当然要帮忙了。可是。 这徐玉兰是许三观花了钱娶回家的女人呐，他们是夫妻呀，这夫妻之间能说是白睡吗？哎哎，你们说这钱许三观会出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嘿嘿嘿，这许三观已经做了九年乌龟了，以前呢他不知道蒙在鼓里也就算了啊。 现在他知道了，知道了再出钱， <laughs> 这不是花钱买乌龟做吗？许三观听了，就又回来对许一兰说：“哎，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你听不到全部的，也会听到一些啊。”啊，方铁匠来过好几回了。 要你们呢，赶紧把钱筹足了，送到医院去，啊！你和何小勇筹了有多少钱了？哎哎，你哭什么呀？你哭有什么用啊？哈哈哈哈你别求我啊！啊！要是二乐和三乐在外面闯了祸，我呀，心甘情愿给他们擦屁股去。这一乐又不是我的儿子，我白养了他九年呐。 他花了我多少钱呢？我不找何小勇算这笔账已经够客气了啊！你没听到人们说什么吗？他们都说呀，我心善。呵呵，要是换成别人，两个何小勇都被揍死了。你别找我商量啊！啊，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啊，这是他们何家的事儿。 你没听到人们说什么吗？我要是出了这笔钱呢，我就是花钱买乌龟做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别再哭了，好不好？你一天接着一天的哭，都把我给烦死了。来，这样吧，你呀去告诉何小勇，我呀看在和你十年夫妻的情分上，嗯。 看在一乐叫了我九年爹的情分上，我呀不把一乐送还给他了。以后啊，一乐呢还由我来抚养。但是这一次啊，这一次的钱呐，他非出不可。要不，我就没脸见人了。哎，他妈的，真是便宜那个何小勇啊！ 徐玉兰走到许三观的面前，说：“他要去见何小勇了。”当时许三观正坐在屋里扎着拖把，听到徐玉兰的话，他伸手摸了摸鼻子，又擦了擦嘴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继续扎着拖把。徐玉兰又说：“我要去见何小勇了，是你让我去找他的。” 我本来已经发誓了，我发誓一辈子不见他。哎，你说话呀！我是打扮好了去呢，还是蓬头散发的去呀？许三观心想，他还要打扮好了去见何小勇。 他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抹上头油，擦上雪花膏，穿上精纺的线衣，把鞋上的灰拍干净，还有那条丝巾，他也会找出来系在脖子上。然后他高高兴兴的去见那个让他许三观做了九年乌龟的何小勇。许三观把手里的拖把一扔，站起来说：“嘿。 那你他妈的还想让何小勇来捏你的奶子？你是不是还想和那个何小勇一起弄出个四乐出来呀？你还想打扮好了去啊？你就给我蓬头散发的去，再往脸上抹一点皂灰。那我要是脸上抹上皂灰，又蓬头散发。 那何小勇见了会不会说：“你们来看呐，这就是许三观的女人呐？”许三观一想，也对呀，他不能让何小勇那个王八蛋高兴得意啊！啊，啊，那你就打扮好了再去。徐玉兰就穿上了那件 精纺的线衣，外面是藏青色的卡基布女士翻领春秋装。她把领口尽量翻的大一点，胸前多露出一些那件精纺线衣，然后又把丝巾找了出来系在脖子上。先是把结儿打在胸前，镜子里一照，看到把精纺线衣挡住了，就把结儿移到脖子的左侧，塞到了衣领里。 看了一会儿，他取出了那个结下面的两片丝巾，让他们翘着搁在了衣脸上。薛玉兰闻着自己脸上雪花膏的香味儿，向何小勇家走去了。他衣领上的两片丝巾在风里抖动着，像是一双小鸟的翅膀在拍打着似的。徐玉兰走过了两条街道。 走进了一条巷子，来到何小勇家的门前，他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坐在何小勇家的门口，在搓衣板上搓着衣服。他认出了这是何小勇的女人，瘦的像是一根竹竿子。这个女人在十来年前就是这样瘦。与何小勇一起走在街上，看到许玉兰，鼻子里还哼了一声。 许玉兰在他们身边走过去以后，忍不住咯咯笑出了声音。他心想：“这何小勇娶了一个没有胸脯也没有屁股的女人呢。”现在这个女人还是没有胸脯，屁股坐在凳子上。许玉兰对着何小勇敞开的屋门就喊道：“何小勇，何小勇！” 谁啊？何小勇答应着，从楼上窗口探出头来，看到下面站着的许玉兰，先是吓了一跳，身体一下子缩了回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沉着脸重新出现在了窗口，他看着楼下这个比自己妻子漂亮的女人，这个和自己有过肉体之交的女人。 这个经常和自己在街上相遇却不再和自己说话的女人，这个女人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。何小勇干巴巴的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何小勇，很久没有见到你了，啊，你长胖了，双下巴都出来了。何小勇。 听到自己的妻子“呸”的一声吐了一口口水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再跟你说呀。何小勇看看自己的女人，我不下来，我在楼上好好的，我为什么要下来呀？你下来，那你下来，我们说话方便呢。我，我就在楼上。 徐玉兰看了看何小勇的女人，又笑着对何小勇说：“何小勇，你是不是不敢下来呀？”何小勇又去看看自己的女人，然后声音很轻的说：“我，我有什么不敢？”这时候，何小勇的女人说话了，她站起来对何小勇说：“何小勇，你下来。” 他能把你怎么样啊？啊，他还能把你吃了？何小勇就来到了楼下，走到徐玉兰的面前说：“你说吧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”徐玉兰笑眯眯的说：“哼，我呀，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。许三观说了，他呀，不来找你算账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可以放心了。” 本来啊，许三观是要用刀来劈你的，你呢把他的女人弄大了肚子，他又帮你养了九年的儿子，他用刀劈了你，也没人会说他不对呀。啊， <laughs> 许三观说了，以前花在一乐身上的钱不向你要了，以后啊，一乐也由他来养。何孝勇。 你捡了大便宜了，别人出钱帮你把儿子养大，你呀就做一个现成的爹呀，不花钱又不出力， <laughs> 许三观可是吃大亏了。从一乐生下来那天起呀，他整夜整夜就没有睡觉，抱着一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呀。这个一乐放下来就要哭，抱着才能睡。 一乐的尿布都是许三观洗的，每年呢还要给他做一身新衣服，还得天天的供他吃，供他喝。他的饭量比我还大呢。啊，何小勇，许三观说了，他不找你算账了。嗯，你只要啊，把方铁匠儿子住医院的钱出了啊。 方铁匠的儿子住医院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儿子把人家的脑袋砸破了呀！我没有儿子，我什么时候有儿子了？我就两个女儿，一个叫何小英，一个叫何小红。哎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徐玉兰伸出一根手指头去戳何小勇。你，你忘了那年夏天？ 你趁着我爹去厕所，把我拖到床上，你这个黑心烂肝的，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？让你的孽种播到我肚子里？何小勇挥手把许玉兰的手指打开，啊！我堂堂何小勇怎么会往你这种人的肚子里播种啊？那是许三观的孽种，哼，还一口气。 吞进去了三颗孽种，啊！天地良心呐！徐兰眼泪出来了。谁见了一乐都说，都说一乐活脱脱是个何小勇，你休想赖掉。除非你的脸被火烧糊了，被煤烫焦了，要不你休想赖掉。 这一乐呀，长得一天比一天像你了。看到很多人都围了过来，何小勇的女人就对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看，你们来看呐，天还没黑呢，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就要来偷我家男人了。”徐兰头转过去说：“哼，我偷谁的男人，也不会来偷这个何小勇。” 我许玉兰当年长得如花似玉，他们都叫我“油条西施”呢。何小勇是我不要了、扔掉的男人，你也把他当宝贝捡了去。何小勇的女人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打在许玉兰的脸上。许玉兰回手也给了他一巴掌。啊！这两个女人立刻是伸开双臂，胡乱挥舞了起来。 不一会儿，都抓住了对方的头发，使劲的揪着。何小勇的妻子一边揪许玉兰的头发，一边叫：“何小勇，何小勇！”何小勇上去抓住许玉兰的两只手腕子，用力一捏，许玉兰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松开了手。何小勇对准许玉兰的脸就是一巴掌，把许玉兰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 徐玉兰摸着自己的脸，哇哇的哭了起来。“何小勇，你这个挨千刀的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”然后徐玉兰站了起来，指着何小勇说：“何小勇，你等着，你活不到明天啦！你等着，我要许三观拿刀来劈了你！” 你活不到明天啦！徐 <laughs> 玉兰在遭受打击之后，向何小勇宣判的死刑，没有得到许三观的支持。徐玉兰回到家中时，许三观还在扎那个拖把呢。徐玉兰脸上挂着泪痕，疲惫不堪的在许三观对面坐了下来。 眼睛看着许三观，看了一会儿，他的眼泪就掉了出来。许三观看到他掉眼泪了，就知道没要着钱， <laughs> 我就知道你会空手回来的。许三观，你去把何小勇劈了。 你他妈的一看到何小勇心就软了啊，就不向他要钱了是不是？许三观，你去把何小勇劈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把钱去要来，明天人的方铁匠就要带着人来抄我们的家了啊！把你的床、把你的桌子、把你的衣服啊，还有你的雪花膏、你的丝巾，全他妈的抄走！ 这下，徐玉兰哭出了声音。我我向他们去要钱了，他们不给我，还揪我的头发，打我的脸。许三观，你就容得下别人欺负你的女人吗？许三观，我求你去把何小勇劈了。 厨房里的菜刀，我昨天还磨过呢。你去把何小勇劈了吧？啊，我去把何小勇劈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去把何小勇劈死了，我就要去做监狱，我就会被毙掉。你他妈的就是寡妇了。徐玉兰听到了这话以后，站起身来，走到了门口，坐在了门槛上。 徐三观看到他往门槛上一坐，就知道他那一套又要来了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